锵锵三人行，哎，这个文道刚从印度回来啊，这个朝拜佛祖的啊，其实你作为中国人也应该朝拜朝拜我们中国人，那当然， <laughs> 对吧？ <laughs> 那当然。现在天安门广场上有新警官，你可以朝拜一下。 <laughs> 我们看看这个新警官，这个漂亮啊，这个哎，导演，我们看夕阳西下那个断肠人在天涯啊，不是，就是就是说，你看夕阳西下这个警官啊，孔子，瞧见孔子的。 背影不是那个逆光啊，再看清楚点的，哎，你看，呃，膜膜膜膜，游客就是就是膜拜孔子嘛，孔子这个作者呀是吴为山，全国政协委员。你再看下边，这个说是用了十七吨的铜啊，嗯，这个铸成这个，哎，这个孔子，你再看下边，好家伙，真是。 吨吨这个这个这个大众， <laughs> 这个孔子造型很有意思啊，因为一般传统上的孔子照相会更瘦一点，嗯，但他比较呢身体比较往横发展，嗯，但是我觉得这个照相很难，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按照传统造型让他瘦一点的话，因为天安门广场太大，嗯， <laughs> 放在那那整个尺寸整个 scale 都是不对的，所以他必须要更厚重、才压得住那个才才才加住、衬得起，而且就是。 中华民族文明的这个象征啊。嗯，当然这个微博上说什么都有。有些人呢是这单纯从这个艺术角度上讲，哎，这个就是说，就像你说的，说到底好不好塑的好不好？有人就说说是这个天安门广场立孔子像，我没意见，但为什么是个蛤蟆脸？这 <laughs> 是不是有点蛤蟆？我我我我没去看过，但是引起更多的讨论是说这是什么象征？嗯，哎，这个挺有意思。没有这。 当你在一个公共空间弄一个这样的像的时候，当然有两个标准去看它嘛。一个是作为艺术品，一个在政治上面，它是公共空间。公共空间一定跟权力有关系，是广义的权力哈。嗯，就是说它在政治上面它的意义是什么？一定两把尺的嘛。可是问题在于说，不管你用哪一把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它，我们都一一定要问嘛。那谁来弄这个像？ 还有弄什么像啊？怎么样的弄法？那这个我不晓得，好像我的感觉，或许我看的东西不够多哈，好像突然来了一个像。 好像说来就来哈，然后背后有没有经过充分的讨论？不管是哪个层次的，在艺术界的讨论，还是在公共行政的讨论哈，有没有充分的完成呢？这个我觉得，呃，好像我在大陆的网网络上面没有看多，看到太多这方面的的争争论。 因为天安门广场是中国最重要的一个政治地点，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公共空间，在这个公共空间上面，你放什么东西，可能需要一个很长期的公开的一个论证讨论，对不对？我我觉得这点是真的是欠缺。不过现在很多人讨论的一点就是说，到底今天你放一个孔子像出来，它代表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在有一个敏感的问题，就是今天看一百年来的中国现代史，政治上面。 呃，高调尊孔的时期大概两个时期，第一个是袁世凯。嗯，那袁世凯时期很明显就是为了复辟、铺路。那那时候呢，大家对孔子的印象，就孔子的整个学说，儒家学说，就是因为帝王术，背书的，对不对？那所以，比如说像当年的革命党是打打倒过去一些老东西，那是袁世凯就尊孔。 第二个尊孔的人呢，就是蒋介石。 <laughs> 那蒋介石也很明显，就是因为这边当年六十年代大陆在搞文革嘛，不是这都打倒孔家店嘛，那台湾叫复兴中华文化，是一个基督徒，蒋介石就大谈尊孔，是不是？所以你看，这都不是一个单纯的事情，它应该有政治含义。对，哎，这个日本媒体。 那非常高兴，大赞中国这个这个尊孔，呃，就说是这个这个立孔子像，而且你刚才这个我再补充一个，康梁也尊孔，对，所以你看康有为曾经说呀，说中国之国魂者何？曰孔子之教而已。中国一切文明都跟孔教相系相因，所以说梁启超说呢，苟无孔子，则中国。 哎，他们另一页给我撕了， <laughs> 反正就是说，他们也是觉得孔。但是你看啊，从胡适那个时候，他就做过一个分辨，说孔子这个人和孔教有分别。嗯。当时五四的时候，他们说打的是孔孔家店嘛，是是是这个这个教呃这个这个这个这个教，甚至有人说呀，说你这个孔子的真面目到底是什么？ 到这个宋明理学的那个时候，又又有一个变化。嗯，呃，再早像什么汉朝董仲舒的时候，就是实际上历朝历代，他都在呃写取孔子当中的某一面，嗯，为为我所用，嗯，对不对？那你说孔子当然可以争争论啊，甚至你说康有为说孔教。 它的定义什么叫教教孔教的教啊宗教？他可能我他写文章啊呃也说过中国人对于宗教的概念啊跟西方不一样的，所以康有为所说的孔教哈，可能也不一定是说把它作为一个偶像的崇拜啊，不是把它作为一个神。可是话说回来，不管我们怎么样来看孔子。 我们还是要说回最原先说的，在一个那么重要的公共空间立一个什么像，它背后的整个过程，在欧洲哈，在维也纳什么地方啊？你到底立谁呢？哈，我们说贝多芬也好，莫泽特也好，谁谁谁的像在那边？ 完全要充分讨论，甚至那个艺术品还要经过公开的比拼来招标，来来来来来比赛等等哈，而不是说我们感觉从遥远的地方有一个指令，我们就立吧。 然后谁来立，谁来弄这样子？我觉得这个部分我很好奇。你注意它具体的这个位置啊，它还不是天安门广场，它历史博物馆多么中间的位置，它是历史博物馆，就是向呃北的。所以这次有人说，哎，孔子怎么面北背南呢？它实际上是历历史博物馆的这这一侧，它不是面向着天安门广场的那一侧。说原来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人物有谁呢？有毛泽东，有孙中山。 呃，还有人民英雄纪念碑，对吧？那哎，但是你刚才还讲到欧洲哈，我总觉得就是，你看哈，像是这个这个在法国街头或者在哪个街头啊，我总觉得有个什么像都特别自然， <laughs> 很奇怪啊。你看啊，你比如说拿破仑。 拿破仑是要当皇帝的，对吗？那么到后来法国人大革命，他打倒这个当皇帝，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也不会拆毁了、推倒了拿破仑的像，或甚至是路易十几啊的这个像啊。 呃，法国人都留着，因为这是艺术品，对吧？这这就一直留到你知道为什么在欧洲有个像，我们觉得自然呢？因为走到像前面的人做一些什么动作，就让我们感觉它自然，或是说不自然。像我刚看到那个照片，我就有点不自然了。本来有个像在那边，倒也无所谓了。那突然间一群人跑过去鞠躬， <laughs> 把屁股翘起来鞠躬等等哈。我觉得说呃呃，逆向是一回事。 去看那个像的人对着那个像做什么？他跟那个像的关系？那那家慧博士，我跟你有不同意见。嗯，那马英九也做这个动作呀。嗯，台台湾年年祭孔，这不这也是烧香拜啊？但那是庙，那是孔庙。 呃，它的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空间，而且它很清楚告诉你说，每年这个时候，在这个特定的空间，我们来做这个事情哈，而不是说立了一个像谁跑过去经过突然来来来鞠个躬叩个头，像个香这样，我觉得这种令大家可能稍微感觉不安、不舒服、不自然的地方。过我觉得这个要看将来日后。 呃，过了几个月、几年之后会变成怎么样？比如说，像欧洲也有很多像，你到今天还能看到有人去献花，嗯，也是很恭敬。对。但与此同时，在那个像旁边，这这一边有人献花很恭敬，旁边有一对情侣挨着这个像的基底在那吃冰淇淋啊，谈情说爱，对不对？哎，这都有。所以说，将来这个孔子像旁边，大伙会发生什么事儿，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不知道中国人会怎么对待这种陌生的一个像。但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有趣就是。 呃，为什么日本媒体赞啊，或者是很多国外媒体也注意，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共和国过去几十年里面，曾经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是否定孔子的。哎，嗯，你也说到这对吧？那那现在忽然间这几年，我们是看到孔子是全面回归。 我们在海外派驻的文化机构叫孔子学院。嗯嗯嗯。然后奥运上面把孔子抬出来。嗯那么包括今天讲和谐，都是要往回溯，要从孔子那开始谈起。嗯。就这个问题啊，我觉得不简单的地方，就是那我们怎么面对过去几十年否定孔子那段历史？所以啊，你讲的这个，我就觉得我在呃看见有一个微博，因为你们两位啊，还都不是在大陆长大的。嗯。我看的这段微博呀，我特别有同感，就是说啊。 这个孔子像立不立，我并没有意见哈，但是确实啊，让我感慨。你看这个微博上讲啊，就是这个迎风独立的孔子，他是出没于我被童年漫画书里吓坏小孩的骷髅头吗？ <laughs> 是打翻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的那个孔丘吗？那我小时候的小儿书啊，都这样，打倒孔子吗？就是这个骷髅头嘛，就是就是要踏上一万，一个工农兵叫踩踩碎他脑袋的那个孔老二。 这是五四运动要砸烂的孔家店的孔小二吗？呃，是董仲舒、程颐、朱熹狂粉的超级无敌大明星吗？这是中国历史上那些尊孔的，是缺了他，中华民族就瞎了眼，万古如长夜的那个圣人吗？说孔子被重新上岗再就业，再就业， <laughs> 就是让人顿生一些感慨。对啊，因为你，咱们先接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哎，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啊，那就像你说的一样，我们很多人童年都经历过那个把他看成是孔老二的年代。嗯，那那个年代其实过去的并不远。那你今天我们把孔子全面拿出来，你不能够没有一个说法，你不能够就好像说就假装过去不存在、没事发生一样，你必须要有个解释，说那到底是不是我们过去做错了、走错了，还是说我们从过去原来我们也没错，但现在拿孔子出来也还对？ 你总得把它说通了，说全了，对不对？因为我觉得现在呢，把孔尊孔啊，我们必须承认，的确成为今天中国的一个新的道德资源。但你这个东西跟共产党过去数十年的一贯的某种信念，也许是有冲突的。 你必须要把它给说说起来，这让我想起来我们的共同朋友，像甘阳，嗯，他不是老讲通三统吗？嗯，他讲那个通三统就包括了什么呢？比如说，呃，共和国革命以来的平等的传统，对不对？然后三十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自由的传统，还有中国千年文明的这个传统，就都有点儒学孔教这个意思。我常常批评甘阳的一点就是在。 这三统，你说这三统能打通？但怎么个通法呢？我从来没看他好好说过。现在的问题也在这儿，就是过去这个革命传统，跟你现在重新树立的这个孔子之间的关系在哪里？ 要把它接起来才行啊！他是不是闻到了意思？说因为以前啊，共和国一段时间，很多人也被说，哎，这是不好的，种种的标签贴在头上。后来就平反了嘛，哈，嗯，那人可以平反，孔子也可以平反。OK，那要不要发一张平反证明？对，那你平反就必须认为过去走错了，嗯，那你就要必须明确的说，过去批判孔老二，嗯，太过分了。 呃，这个我觉得还是一种啊，此一时也，彼一时也。那不就太现实吗？你哎，你现在这个很很很很很多人说孔子是回归啊，而且呢，是不是说，比如说当年我们对于历史也有反思啊，也有反思，只不过可能不像你说的那样是那么样的这个这个这个重量级的。但是呢，我是觉得，比如说现在人们感觉到好像精神空虚、信念的这种这种失落啊，哎。 翻回头来讲，其实对于你们学者呀，孔子有很多面貌。我觉得对于普通老百姓，你要说孔子啊，他基本上我们想的还是忠信仁义这一套。嗯，四维八德。哎，这个东西啊，实际上是没有人能否认的。嗯，对吗？就是说交朋友， <clears throat> 你现在看你你你说你跟什么样的人交朋友，你也就是这个人忠不忠、信不信、仁不仁、义不义。 那这个东西是 OK，那假如真的是这样的话，那问题就更大。为什么呢？假如说我们都知道今天为什么要讲孔子的其中背景，就像你讲的，今天中国社会道德崩溃，对不对？社会溃散，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要重新找一个道德的力量，很好，很对，找孔子很自然，很正确。可是问题就在于，你这一回重新把孔子拿出来啊，这个态度不能苟且。 如果我们的态度就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我们在等于是在用一个很功利的态度来处理价值问题。嗯，你懂我意思吗？那我们那要处理价值问题，那就是很道德上严肃的来看待价值问题。没有，我们要假如他这样说哈，我们现在重新来尊重孔子。 其实已经不用说清楚了嘛，也不说清楚也等于说清楚了。我们当然是认为现在好，等于是说价值上面我们认定了啊，我们不需要道歉，因为我们现在这种行动尊重孔子，已经暗示了我们以前有一段是走歪了路哈。可能整个运作逻辑是这样，而且还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你说孔子。 呃呃，他就讲道德怎么样？我们需要他。那我可以坚定的站在一个共产党员或者共产主义者的立场上，难道共产党不讲道德吗？嗯，大家不要忘记以前共产党员的道德教育是怎么样，对不对？老一辈革命家他们讲的马克思主义年代以来，我们晓得无神论。那无神论的情况下，怎么样保证道德？ 是有一套的，哎，那你现在是不是说那一套不行了呢？孔子也不是有神论呐，孔子不是，子不语乱，没错，没错。我讲的是说共产党自有一套自己的道德价值观跟它的规范来源。嗯，我觉得啊，它还有一个什么呢？文化 DNA 的问题，就说一个一个一个民族啊，它有它的一个文化 DNA，几千年的一个谱一个谱系下来，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事儿啊，它还有一种，呃，也有些人讲，比如说它是历史博物馆。 你知道吗？历史博物馆，呃，就说你是不是把这事儿聊得太大了？因为它就是历史博物馆，它前头那块地方比较空旷，那么它需要有个象征性的这么一个一个东西，嗯，哎，那么很自然的选择了孔子，很多人没有什么争议，因为你你不能说孔子他不是中华文明的代表，包括在全世界，对，我完全赞举我赞成。那么也就是说，是不是这个事儿？ 也用不着那么上纲上线，令人家感觉不安啊！文文涛，你刚说文化 DNA 哈，假如说到这里，我们都不要忘记，在中国人的文化 DNA 里面不只有孔子啊。现在我这几年比较不舒服在于说，你尊重孔子跟独尊孔子是两回事哈。现在学院叫孔子学院，到处就是孔子，这个孔子电影快要有孔子啤酒、孔子什么都来了哈，就。 到底背后真的那么自然呢？当你讲文化 DNA 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儒跟道，还有老庄了。所以今天讲和谐，我我我明白了。我听你们刚才这么说，我理解。我跟你讲，现在不是独尊的时代，现在讲究多元化。你讲的那种，比如说，哪怕一个共产党员的自我修养，这个依然在讲啊，对吧？这个在这个呃共产党员内部依然在讲这些党的纪律、党的什么。但是呢。 这个社会文化，它也有孔子，甚至这个于丹还讲庄子呢，对吧？哎，咱们现在都能够允许各种各样的这种价值观，甚至包括呃古代的所谓圣贤之学并行于世，这不是比当年独尊一个什么不准其他东西存在的时候已经好得多了？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哎，你说孔子啊，这个跟中国人的关系啊，几千年来就是这么剪不清理还乱啊，这个这个是什么？为什么他跟咱们就这么有缘呢？ 因为我觉得孔子嘛，这我特别很多的学学说哈，其中一个我觉得最能够亲近的五伦嘛，我们成长过程里面出生啊，什么兄弟姐妹、夫妻等等啊，嗯，这个完全它完全是孔子人学里面的核心，嗯，我觉得这种就是在你刚说到文化 DNA 哈，那个最容易亲近的，亲近之后怎么样来理解？ 这另外一一回事哈，可是我还是要说回来老庄的问题哈，嗯，所以你刚说强调说很自然嘛，弄一个。 代表中国文化的孔子，我真的还是很怀疑这个所谓很自然这种概念哈。我假如给我做主的话，很自然我想到老庄嘛，甚至我很自然想到弄一个梁子也可以啊。 <laughs> 梁文道，梁子。你的意思是说，将来有个年轻人的微博，就是说说立了孔子，还应该立老子和庄子。是啊，孔子就是庄孙子。 <laughs> 其实你还可以这样子嘛，就是在历史博物馆前门放孔子， <laughs> 后门放老庄。 这个叫做进则仕，退则隐。 <laughs> 对，真的，这个才是中中国文化的精神。对，我我我在想呢，还是就是说，你假如我们现在要认真的看待孔子了，把孔子拿出来的话，我们要小心的。就孔子他的，就像你刚才讲，太复杂了，他跟中国关系太复杂。孔子开代表的这个儒学啊，也太复杂了。这过去我们一讲到孔子，讲到儒学，讲到儒教，想到的是他的保守面。 他对现存秩序的某种的肯定，但其实我们不要忘记，他其实还有很多复杂的面向。比如说，当年孔子他出来开始教学的时候，正好是在他看来是天下大坏的时候，是他要重建秩序的一个人。那所以当然我们会说他叫维护秩序，可是另外儒学也有很刚猛、刚烈批判的一面，对不对？不要忘记，中国第一个为革命这回事。 殿下理论基础的是孟子，对不对？君无道，你把他砍下来，替换他，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laughs> 从董，就算是董仲舒啊，董仲舒那个时候也很巧妙。你说董仲舒好像把这个东西献上去皇上那，说好像帮助治国。你不要忘记，他这个是这番话是一体两面。他另一面是什么？就是告诉你，皇帝在你之上，还有比你更高的权威。嗯，对不对？天呐！ 对啊，所以你将来皇帝是天的儿子。对啊，所以所以你看以前皇帝出了什么特大天灾、百年一遇那些东西，首先坠机。 嗯， <laughs> 是不是？我 <laughs> 对不对？德行不端，对啊，导致天下就来个这大、大、大灾。那以后我们是不是也来这一道？比如某个省出了什么事儿，这个省委书是接出来急？这个就说明对于古代经典的这个态度。 <laughs> 你像前一阵说这个《三字经》，接着下来为您播出那个教育《珍宝总动员》。哎，说有些糟粕的东西要删改，但是其实呢。